第二单元，不甘平庸。第五课，学一门外语需要理由吗？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活儿总算忙完了，他累得都要崩溃了。 满脑子都是客户和协议，虽然困得要死，可躺在床上颠来倒去睡不着，心烦意乱之中，突然听到儿子的房间传来了朗读英语的声音，轻柔平静，不知不觉中他竟入睡了。 二，人的头发中有一种叫做黑色素的物质，黑色素越多，头发的颜色越黑；黑色素少了，头发便会发黄或变白。人进入老年，身体的各种机能会逐渐衰退，色素也会越来越少，所以头发就会渐渐变白。 三。一九一五年，中国将清明节定为植树节；一九二八年，将植树节改为三月十二日。这一设定一直沿用至今。此外，一些省市还根据当地的气候规律，规定了其他的植树日、植树周、植树月。 四，盛文强长期从事海洋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，并出版了多部海洋题材小说。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，中国文学中的农业元素太多了，所以盛文强的海洋文学出现在读者面前时，不免让人眼前一亮。 五，我带着狗去郊游，狗发现了野兔，就兴奋的前去追赶。野兔明明知道狗来了，却像没这事一样，照样坐在那儿吃草。直到狗跑近了，野兔才一跃而起，迅速跑开。当他跑到自认为安全的地方，便又马上安定下来。